各位，上来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作，看咱人要往享受，一撮书咱人生命样知识？咱人继续时到一百亿小专利。今天我教大家奉献的题目叫做“享受祈祷”，享受一人一之，咱人美工三活。 享受这两个字，我们不会觉得陌生，因为我们常常用这两个字。哇，我很享受这一餐，也很受这雪龙啊，我很受我的生活，我享受我的生活。哇，这个环境太美了，我好享受啊。哦，谢谢你的招待，我享受你的招待。 哇！假使买礼物，现在我要享受啊，帝王式、王后式、太王太后式的招待，哎，都在用享受，享受享受。但是佮哪？而家大家讲佮你嗰个享受几多？即话讲几多也享受？怎么说？祷告也可以享受呢？好，我们就可以祷告。福生呐，师父这段的时间，恩高。 主你的仆人要先讲的，你自己的话，生命之道向我们发出亮光，我们明白主你自己的心意，我们也在我们所信信心我们有根有基。谢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我在芙蓉，在芙蓉潭做牧师十八年，有两件事情给我印象很深很深的，可以说。 不会忘记的。第一件事情是有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弟兄，我他接到电话，我知道他生病，然后也接到电话，知道他病得很严重了，所以我去探访他，啊，在芙蓉一探访，那个车程有时候常常最少要半小时了。那我去探访他，我就为他祷告，在祷告之前也跟他讲了一些勉励的话、鼓励的话、安慰的话。 那祷告好了，我走之前的时候，我就跟那个弟兄说：“某某人呐，你自己要祷告，求主帮助你，求主怜悯你，求主救你。”他躺在床上回答了一句：“我不会祷告，外卖喂。” 这个老细菌第四代基督徒啊，一阿爸走来外，一阿公走来外，一阿公阿公走来外，一家七十六回，伊律讲也走来外七十六年了我跟他说：“你自己要祷告。”我没有想到他给我的回答是：“我不会祷告，够妹妹念，够浓浓念呢，够那敬月啊那天。 我驾车回家路上，我的心情变得很沉重，因为我的脑中啊，他说的那句话一直出现：“外卖未寄了，外卖未寄了，我不会祷告。”啊，第二件事情，有一天有一个会有打电话给我牧师啊，你去探访一个阿婆，八十九岁。 他还没有信主这几天他的孙女大学毕业，中学老师。这几天他的孙女有事情，他很难过。你去探访他，你最好下午几点几点的时候去。那个时候他的儿子、他的媳妇不在家，意思说他的儿子媳妇不不不欢迎牧师样子了哈。啊，他们不喜欢教会。那第二天我就去探访这个阿婆了，啊 他一个人在家，因为这个阿婆已经知道我要去探访她了，通知她了，所以呢，她看到我来，我跟她讲我是我是牧师，所以她就接我进去。那在客厅里面，他就谈起他孙女的事情，一边讲一边流眼泪。被谁给喂老囡喏，刚到全龙大爷，猛个猛老没这个。好了，他讲完了，当然我也安慰他，给他一些安慰。安慰安慰的时候。 我问他一句话，我说阿婆啊，你的孙女有事情，你有没有为她祷告啊？他点点头，他说有祷告。那我就问他，阿婆，你跟谁祷告呢？你咋对人祈祷呢？他就回答了一句：向天公祷告。我还没有讲到那边，就不要压那个 slide 啊！啊，向天公祷告。 我听他这么说的时候，我就跟他讲：“阿婆啊，你向天公祷告一个礼拜多了了，福建人竟然拜天宫嘛你向天公祷告一一个礼拜多了，你刚才一见到我还那么伤心啊，可见你的孙女还没有好啊，天公呢还没有替你祷告，我说阿婆，你就换一个祷告了。” 跟耶稣祷告啊！他眼睛看着我，他还没有做礼拜嘛。我说：“你跟耶稣祷告。”我跟他解释：“虽然你还没有相信耶稣，但耶稣很喜欢听你祷告，因为耶稣在我们还没有认识他的时候，他就为我们钉十字架，救我们成就救恩了。所以耶稣已经爱你了，所以你向他祷告。”那是我走之前我跟他说的话。那么一个一个礼拜之后，我再去探访这个阿婆，她看到我来。 他认识我了，所以他就开门请我进去。这次呢，笑嘻嘻的。啊，谈谈谈话好了，那我就问他：“阿婆啊，这几天你有没有祷告？”他点点头：“有，有祷告。”我就问他：“向谁祷告呢？”他低着头，小小声的说：“耶稣咯。”啊，意思说他是向耶稣祷告。三个月过后。 圣诞节前的前一天，圣诞节前的前三天，圣诞节前三天，十二月二十一号，他在他的家有一个感恩礼拜。这个八十九岁的阿婆，我还记得她名字叫做古娟，跟她的儿子一起住的儿子退休的校长，还有媳妇退休的老师，三个人一起洗礼。弟兄姐妹们，一个。 还没有信主，还没有来做礼拜，八十九岁的阿婆，她向耶稣祷告，她经历到耶稣听她的祷告。我曾经跟大家讲过，耶稣最喜欢听三种人祷告，第一种人是谁？小孩子，因为小孩子的生命好像一张白纸，所以我们做父母，我们做公公婆婆的，我们要提醒我们的孙儿、我们的孩子，你祷告。 第二种人是谁？做妈妈的，因为妈妈的祷告从来没为自己祷告，妈妈都是围着孩子祷告，所以妈妈那个是无私的爱，做母亲的，上帝很喜欢听的。第三种人是谁？慕道友，还没有信主的人，刚刚信主的人，如果他们愿意跟耶稣祷告，耶稣听他们祷告，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上帝要透过他们的祷告。 建立他们的信心，建立他们对他的认识，明白吗？你说，哎呀，怎么没有把牧师放在里面呢？上帝也应该很喜欢听牧师祷告嘛。因为很多人找牧师祷告，我告诉你呀，我小很小都会祷告，我曾经讲过，我做了牧师，我觉得上帝，我小的时候祷告，上帝更会听，现在祷告有时候是职业性的祷告，不听。 好了，话讲回来，一个八十九岁的阿婆，她向耶稣祷告，而一个信主了做礼拜几十年的老弟兄，他说：“我不会祷告。”到底是什么事情啊？也许乐观一点说，呃，他说他不会祷告，他的意思可能就是说他没有办法，好像牧师传道。 好像一些执事祷告那么长，你知道吗？有些人叫他灵会呀，他最怕的是什么祷告？因为他怕自己祷告太短了，没有那个人那么长，就是等于不会祷告。所以我常常说，灵会的宝，不要祷告太长，太长了啊，人家别的人不敢上来灵会的啊。弟兄姐妹们，我们要记得，祷告是上帝给我们生命最大的恩赐，没有祷告。 冇记咯，咱呢冇可能甲选的建立任何关系。冇记咯，咱那是冇变化，一被选来孩嘅疑虑。冇记咯，咱呢没被没对小来我讲得着几只知识个，咱那听没得小来孩嘅声音，咱呢也没回应选来的嘅呼啊。所以，咱呢记咯，咱呢就记不把咱那记咯的时候，你就要被记咯，因为等人记咯你很少有记咯。我们 我们要祷告，因为我们是享受祷告。你说怎么说享受祷告？第一，我们享受祷告，因为时时祷告，时时都爱起了。我们很多年轻人，我们读书，我记得读这个物理还是读化学，就有很多叫做 formula，对不对？formula 啊 h t o 一克水呀，还有什么？呃一加多少啊？等等，这个叫做 formula，你知道吗？ 今天我们基督徒，我们的祷告也有 formula 的啊！你们看看，你们是属于哪一个 formula？第一，有一些基督徒他们的祷告 formula 是二加三。你说二加三，你加三，你写了二，那是早上起来祷告，晚上睡觉时候祷告。加三，三是什么呢？再写再写几了，二老写倒写几了，妈妈写妈几了，你加三了。 这是第一个方程式，哎，还有一个方程式，那是基督徒祷告的方程式，那是什么？二加三加二。早起几多，妈妈可没几多，下早几多，下昼几多，下晚几多，大家哪没的，morning tea，afternoon tea 啦，啊，上午茶，下午茶啦，二加三加二，另外一个方程式，哎，还有一个方程式。 等一下，要不要举手表示一下你是哪一种哈？二加三加二加一啊！早起几多，妈妈口面先几多，下炸几多，下刀几多，下晚几多啊？锻炼早起锻炼十点几锻炼几几多几那二老上时阵下大啊几十什啦哈哈哈哈啊，宵夜你们祷告。哎，我讲了三种方程式。 你们是属于哪一种啊？二加三加二加一，二加三加二加二，还是零加零加零加零等于零？都没有祷告。 <laughs> 我告诉大家，不要举手了哈。其实我们基督徒的祷告，享受祷告，应该是一个方程式，那是什么呢？二加三加孔明一北，我叫把它叫做什么睡觉的八。 那二是什么呢？在起在那几道嘛，慢慢慢空先在那几道啊。好了，下再一些几道，下倒几道，下慢几道。这北这个八睡觉的八什么意思？我们读数学就知道，这个八是代表什么？无限次，是不是这样啊？啊，按里面的 time 就是无限的意思，就是说没有几次跟几次，而是什么呢？算不出几次，因为我们可以什么？ 时时祷告啊！这个睡觉的“八”是无限符号啊啊！有时候我们会听人家讲，哇，一天祷告几个小时。比如我们看教会历史，马丁路德每天祷告三小时，卫斯理汉每天祷告两小时。这些话我们听多了。 我们可能不知不觉当中产生一种的错觉，什么错觉？如果一天没有两三个小时的祷告，就不算祷告。但是我们要记得，其实祷告给诺兰人等于是什么？祷告的操练，并不是说每天只是祷告三小两三小时，也不是说。 每天没有两三小时的祷告，就等于没有祷告，记得我在台湾进修的时候，我曾经说过嘛，我的经历嘛。有一个韩国同学问我：“你一天祷告多久？”我回答他：“二十四小时。”啊，他眼睛看着我。那我的二十四小时是什么意思呢？二十四小时是祷告，是实时的，是随时的。 不必要去计算那个时间多久多久的啊！如果真的要计算时间，就是二十四小时。你说二十四小时有啊？我听过有些人讲见证，他连睡觉都祷告，不是睡前祷告，睡觉做梦都祷告，我嘛，吗？就人孔明么你都在祈祷，有没有？有啊！有人这，一孔明怎么看得见他，看得贵鬼呀！啊，你的孔明。 看一这鬼女就好了，赶紧走！鬼只阿妹救，鬼只阿妹对女哦，救命啊救命啊，跪掉个！但是阿妈赶紧地望，哎，那台有那台有发生啊，是怎么样吗？可是这个人他的见证是什么？一孔明看见对这没好汉了，伊就急了，做耶稣啊！叫我，一说改嘞，会没好汉了都走，一只阿妹对呀，哎，弟兄姐妹们。 睡觉做梦也会祷告，那表示什么？表示主啊，已经深深的已经在这个人的心里面了，心中有主了，所以时时都能够祷告。我们一定听过一个字叫什么？hotline。你们知道这个 hotline 这个热线是怎么来的啊？这个热线呢，开始是美国总统、苏联总统。 两个人之间的电话线啊，为什么呢？因为两个国家都是超级大国嘛，这个热线很重要。那个热线的意思就是说，两个总统随时都可以打电话。女总统砸啦？我玉拉肯定总下跪了，对不对？免得等下误会嘛。女坐在总统找那大爷嘛，所以随时个电话就可以拿起来就打，就知道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所以这个叫做热线 hotline。 两个人，任何时候都可以拿起电话去谈。那有一本书叫什么，《Hot Line to Heaven》啊，搅拌机的咧。它的华文翻译叫做《通天热线》啊。这本书里面作者 Gunner 他说什么：“女巫说了也想随时而来跟天宣联络；女巫说了也热线，随时跟上帝联络。” 弟兄姐妹们，这就是什么？实时祷告啊！的确，我们基督徒都有这个通天热线。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享受祷告，因为可以实时祷告。来读一读，来，一二三，我们享受祷告，因为可以实时祷。那同学就给了我来。 你的是等于随时都来去了，但你处处祷告。我说刚仔，我只能拍电话向外，没需要。你的帮个外嘛？我太太在往云南啊，罗啊！我放下电话，我就驾车去。哎，清官难判家庭事嘛，家婆、媳妇、爹妈、媳妇。 总关些咩好，所以我放下电话我就去的时候，在路上，我想到的是什么？等一下见到他们，我讲什么呢够闹呢我问女的转来代表，我要怎么讲什么话？我要帮助他们，我要怎么帮助他们呢？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情嘛，我不晓得怎么样。那个时候，我一边驾着车，我就在汽车里面祷告。美女。 你说牧师有没有眼睛闭起来？没有，哈哈，对，在汽车里面祷告，牧师没有闭眼睛，所以我们不必问祷告要站啊，要坐啊，要谈啊，要什么了，对不对？神看我们的心。我祷告，神啊，你给我当讲的话，你给我怎么处理？好了，我到了那个弟兄的家，然后我就先，我先跟那个做家婆、做母亲的谈话，然后再跟那个做太太的谈话，最后。 带领一家人一起祷告。过后我回家了，你知道？当我驾车回家途中啊，我心里面心底的敬欢喜为没有？因为我塞车去的时候，我跟每位个人啊，看到点啊，羡慕工人话。但是我塞车的时，候，叫那听阿才那工人话，哎呀，我跟我姐啊，每位讲，我听阿也爱我，讲那像那三姑六婆跟我。啊，这是我一个属灵的经历，我就告诉大家。 我如果没有祷告，我那个时候我就没，我今天就没有这个见证。我感恩，我知道不是我很会说，而是什么？我的主，我的上帝，他听了我的祷告。而我的重点是，那个时候我在哪里祷告呢我在哪里祷告？我在汽车里面祷告。弟兄姐妹们，我们享受祷告，那个享受几道？不但能能吸，最先都来几是不是 那那每什么地方都来都要来给了，所以我们不需要。祷告洞在哪里呀？祷告山跑去哪里呀？我们好像还去祷告洞祷告，祷告山祷告。啊，我们也不需要。哦，要等到礼拜，呃，拜鬼啦，礼拜不能讲祈了，我们随时都得到。我们也不要礼拜不能祈了，就是讲讲讲讲讲，讲到讲到大大闹呢，鬼了，哎，好像鬼才闹鬼了，虽然该听讲啊。 没有这一回事。你在这边祷告，后面祷告，哪一个地方祷告，上帝都听你的祷告，因为我们享受祷告，处处祷告。圣经有一个故事，有一次，亚兰人跟以色列人打仗，他们怎么说？能个人在以色列人中怕啊，怕健康，那他妈点傻人。 那那叫平原，我们在平原，等等一样叫山顶宝座位，早知道嘞，因为以色列的神呐是山神，你们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讲吗？啊，那个时候没有 T V four T V two 啊，但是他们消息很灵通，他们知道摩西到西来山上跟上帝三十天四十天嘛，对不对？他们也知道这个事情，所以对他们来讲，上帝是要三个人，所以呢，在以色列人怕嘞？ 那就三个人爬，第二在平原上那爬。结果他们就在平原里面跟以色列人打仗，那个结果嘞，不按节奏啊，哎呀什么，水流叫什么，落花流水啦，哈哈哈哈哈，翻译呀，呃马来文叫什么，不按节奏，哎呀什么，不知道啊，啊好，这就够。 说搞亚车场我输到太惨了啊！我们的上帝，亚兰人认识错了，那人现在不是在山上，不单是在山上，也在平原。我们的上帝是无所不在的上帝，我们的上帝是 everywhere。哎，亚伯拉罕，我们要记得，亚伯拉罕是圣经中第一个人物，他认识到上帝。 是无所不在的神，这个很重要啊！当时亚伯拉罕那个时代，人对神的认识是什么？是城邦神。什么叫做城邦神呢？哎，星就三六六，就没得乌六六啊，三六六三六六，星期五六六五六六，星期那五六六就冇得懂啊！啊，叫做城邦神。当时的人，四千年前人的那个神光啊，今天还是有嘛，对不对？ 我那个哎，挨打哇！小老百姓可在屋里跟啊，三六路没屋里，他就挨打哇咯，好吗？我们要见到哎，你再去呃，太平太平，后边先叫到进屋里跟啊，叫就进到太平，冇得冇得冇得三六路没？啊，你看还是有这种四千年前那种城邦神那个观念，但是也不能喊，一刀下来跟你是不是城邦神？ 也别讲，我所信所拜者，所为切呢是 everywhere，在每一个地方。所以圣经里面记载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圣经说什么？亚伯拉罕，另外一个是来，每到一个地方就就堂献祭，啊，也不罕从乌尔下来。他每到一个地方，在世界也献祭，走到迦南也献祭，每个地方就献祭。嗯，亚伯拉罕对上帝的认识是什么？ 上帝是无所不在的上帝，所以我在每一个地方，我都可以向我的上帝祷告。我在每一个地方，我敬拜我的上帝，我祈求我的上帝。弟兄姐妹们，请问你的神光是哪一种神光啊？是亚兰人的神光呢，还是亚伯拉罕的上帝光呢？亚兰人的神光就是：哎，神在这边，神不在那边，神在那边。 不在这边，亚伯拉罕的神光，我们的上帝，我们今天所敬拜呢，跟哪里所信所拜的神呢？一些在某些地方，所以我们享受祷告。那里有需要了，因为哪里的无奈都要来祈祷，某些地方都要来祈祷。我们可以处处祷告，来一起读一二三。 我们是有给他，因为可以处去祷告。第三，时时祷告，一事人他也做来祈祷。你能挂给对了那胡罗安姐没？我们当中还有人记得谁是胡罗安姐没？张红鸾姐。 可能你们不认识吗？不认识，烧连烧呢烧连烧还是没啊，忽然间帮啲学翻译呢。烧连我古代的话就在那找某事时候，烧连，哎，咋跟他说英姐要的咋说英姐，我我我我轻易讲起哈，我就讲一根筋，烧连烧正好找来外面的北咩？烧乌是难医大医的烧乌是难医，跟啱冇对哈。 小和尚人人正好带你呢咧，或者講，人也能做到加淡薄。啊，尚會上人加淡薄，少亂事、胡亂嘢都加淡薄。但呢，和尚上人就講，讲讲讲讲讲但呢啲就来拜啦。有钱人就来拜诶，小者講，有钱人过去特别来壞？胡亂嘢、少林嘢、少林事，就嚟就来拜咁我一世咧，一星座那我係講呢少樣大爷 有一天，伊就来外了，晒来了。我就讲我谈风伊，当你讲办话，啦，讲还伊咧。就你老人讲话，伊还讲办我为天呐哈！我就讲有一天我探访他，他没事，马上一个没具啊，我呀，开个人啊，我说把佮扫了一盘毛，我一串的锁匙，一串有几只锁匙，我不见了，啊，我就记起来，我也烂尾松啊，伊我想松哪烂尾呢？ 一堆卡的优惠也少少的要，所以我就问我那个孙，是吧？我问我的孙，啊，我没搞那，没办法，我没给了哈，啊，就是灰人的儿子了哈。那门一，那卡的要卡，女女王婆婆的那个锁匙，现在那个 key 在哪里？我的孙才两岁，他说我的孙才两岁，送哪浪费嘛。我如果没钱的啊，门一啊，伊就是有卡的要没给嘛，所以呢一撮拖的捞了，整个屋子找找不到。 那天晚上他就祷告啊，主耶稣啊，我咩样个手里找着呢，鬼的手里就十多作业，一串锁匙，你帮助我，让我找到那个锁匙。他就这样祷告，然后第二天早上，一个钟啊，就天亮卡了卡了有些忽然啊，听个阿妈讲门，key key key key，阿田老公，锁匙锁匙锁匙锁匙。 他给拖着阿妈去哇，拖到电脑壳，拉牵到那个摇篮旁边，你们知道早期的摇篮啊有那个脚，那个脚常常是空心的，明明白吗？啊，是那个空心的。然后那个孙子就指着那个摇篮脚的那个空心，key，那个时候才知道，原来他的孙呐，两岁的孙。 昨天玩他那个锁匙的时候，把那一串锁匙放进那个摇篮角的那个那个空空里面，那个空心洞里面。胡乱间讲什么？不需要。那一年我去送团，我去就必定会去去去。需要你讲啊？这鬼把手里都丢那了没来的啊？哎，这胡乱姐能够当我讲你明白？你讲感谢做。 做天另外一的祈祷啊！弟兄姐妹们，我们享受祷告，为什么？因为我们试试祷告。看一段话是什么？来另外一个是来啊！我们能够享受祷告，因为我们可以什么？对了也祈祷，弄了也祈祷，房子都祈祷，因为这个不如天将祈祷。哈哈哈哈哈！不是肚子痛在祷告，什么事情都可以祷告，感谢赞美主啊！ 卫斯理汉讲了一句话：“现在没找白拿去大爷现在拿走谁呢天哪能给到美不美呀？上帝不做别的事，上帝只应于祷告。而卫斯理汉讲这么一句话，为什么呢？因为卫斯理汉他就是一个事事祷告的人。有一本书肉写的《读听行卫理中灵修文摘》，在这本书里面。” 怎么讲卫斯理约翰的祷告呢？啊，他讲的这句话，在卫斯理的约日记，在卫斯理的讲章里面可以看到，看到什么？处处都都可以找到。他围着卫斯理约翰围着嘎丁，围着娘一样，围着母鸡朵呢围着乞苦呢围着光嘎佬呢啊啊，最后一个呢，也最后搞我顾家给了。伊就讲呢，无脑大爷，伊就对结了啊。所以无能讲这个话，卫斯理翰。 伊挖掘是为了祈祷，一祈祷是为了挖掘。卫斯利汉活着是为了祷告，祷告是为了活着。还有一本书，哈本，他在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卫斯理的传统》，卫斯理传统的灵修生活，他在里面讲了一段话哈，我给大家看一下就好了。卫斯理汉，另外一个时代，卫斯理汉祷告是全面性的，卫斯理汉祷祈祷的、工作是祷。 一张面，一领着一工红，一为别人祈祷。伊也将只要需要，甲信来讲，为什么行也透也写着正面个祈祷，表露表达了一个种的情感情，喜乐，悲伤、怜悯、关怀、信任。伊祈祷大多爱体大多爱默许人的问题就些呐呢？就是老实诚实。为什么汉经常在上帝面前赤裸裸的？ 袒露自己心中的疑问、问题，甚至经常痛苦的改改兴的。我主要给大家看到，这就是卫斯理汉，他祷告，他事事祷告。所以弟兄姐妹们，今天啊，另外一个 slide，另外一个 slide，我知道有很多祷告，什么祷告讲座会。 啊，好像告诉你学习正确的祷告方式，我记得这些没有错啊。但是我们一定要知道，不见不不一定说学习的那种祷告才是祷告。我们讲到祷告的时候，我们只是什么？那人需要艰难的动张，艰难人需要祷告，叫人名字，那人以祈祷为凡事的起点。我们要以祷告为凡事的起点。 好像《Mouse》这本书，肩并肩联手重建树林强援他这边讲了一句话，非常有意思：“那那每些跟你神话每些比人讲人的关系，每些比环境，故那那上面都的试探在做树林增长。那那那一年几多，那那就得写了，那那冇几多就是毁心那那几多就没毁心这句话的表达意思是什么？ 事事祷告啊，事事祷告。所以弟兄姐妹们，那能选修祈祷？因为没事，人他也做来祈祷啊。来，我们一起读一次：一二三，我们享受祷告，因为可以事事祷告。四百年前，有个弟兄 Brother Lawrence 在他写了一本关于灵修的书籍《与上帝同在的操练》里面，他讲了一句话。 那句话什么？那人以为其他的时间应该在其他的时间默许一样嘅，一个人在里采，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哇，我这边其他时间较特别，没其他时间没没没特别，那我讲的讲，不要有这种观念，因为我们是时时祷告，处处祷告，时时祷告嘛。最重要，他是要说什么呢？马路那人走那也，或者其他那人独的，仅仅与主相连。 所以每个时间都是特别，因为我们每个时间，我们都可以与上帝紧紧的相连。我们是事事祷告，处处祷告，处处祷告。刚才我们的弟兄说，带领我们读了圣经啊，所以我们要记得祷告是一种生活方式，life 是一种的 style，是我们的生活方式。祷告不是一个什么紧急出口，紧急出口，我大爷都要讲几道 马那伊都买起哟，嗯，其了应该就是咱平常的生活，我每时每丢忘记了，我每时每刻也起咯，我随时都爱起了，这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好，最后耶稣说：“你们祈求，你能给就好；你能，你能拿就爱拿掉；你能靠摸就好，你能捆摸。”这是什么意思？这个很简单的一个解释。 就是现来呢有男人的祈祷，结束的祈祷，虚虚祈祷，虚虚祈祷，虚虚祈祷，转眼时间祈祷呢嗰的魔力、猛强啊，越来越增加，那个强度越来越增加。所以寻求就寻找，寻见叩门就开门，啊，寻找了就寻见。告诉我们什么？我们不断的祈求，我们不断的寻找，我们不断的叩门。 祷告，享有几祷啊！在哪里享有几祷呢？祈祷一个咩病吗？冇啦，我们享受祷告，来，我们一起来读，来，来，另外一个来，来，一二三，外能享有几祷，因为外能可以试试祈祷，处处祈祷，时时祈祷，阿门。 感谢亚撒主耶稣定十字架，好难能给了的光棒。耶稣定十字架，让我们有祷告的权柄。圣经里说，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上帝面前。哎，来到上帝面前，不是说在这边跪下来才是祷告啊。我们是时时、处处、事事祷告。所以，全是有给了，就是服我们来唱诗。 我的神，我爱敬拜你，我爱的是我爱敬拜你，我爱赞美你，我爱爱你，因为神啊是那能神哈？感谢赞美主。OK，给你就可以了哈，OK，OK，谢谢。我的伤我要。 爱你，我的心深深的爱你。在你的桌前，我思想你恩典，我的神。 刚才咱们。